无使蛟龙得，唔好俾嗰啲恶嘅蛟龙咧捉咗你去。浮云终日行，游子久不至。三夜频梦君，亲情见君意。告归常局促，苦道来不易。江湖多风波，周涉恐失舵。出门蘇白发，若负平生志。